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八十九集。灯光摇曳下，有人站到洛寒身边，低声说：“先前不知，姑娘竟是天道。”洛寒慢慢回头。 看到一个十分意外的人，我也不知昆山家主竟然来参加了叶枫二家的婚礼。 <laughs> 凤凰和朱雀联姻如此盛世，谁不想见识一二呢？一休不紧不慢道：“我有些事情，想要请教天道，可否请天道借一步说话？”若我不呢？一休淡淡一笑。 眼神中尽是笃定，连天地心魔之事，也无法请动天道吗？洛寒听到“心魔”，表情未变，心里已经紧绷起来。一休对此似乎早有预料，他不紧不慢往前面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再不走，他可就要发现了。天地素来多疑，若是被他看到。” 大庭广众之下，我也不敢保证会不会说出一些不方便的话来。洛寒轻笑一声，说：“昆山家主果然有备而来。既然如此，请吧。”灯火摇摇晃晃，一阵风吹过，灯笼在柱子上磕碰了两下，渐渐稳住，而灯下的人却不见了。 洛寒和一休走到一处树林，今夜月明，将地上照得明澈如水。洛寒停在空地上，不愿意再往前走。已经没人了，易家主有什么话可以直说了。一休伸手给洛寒行了个揖礼，说：“先前不知道姑娘是天道，多有失礼，请天道恕罪。”洛寒实在不想听他说这些废话。 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的天界早就不是上古、中古时代的天界了。那时候诸神辉煌，六界万灵习惯了被神指使。可是随着神的信仰渐渐流失，而仙族靠修炼崛起后，神和仙的地位就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对调。现在天界怀念神，可是只有死去的神才是最好的神。 如果真的有心神诞生，天界当下的统领者未必愿意分一杯羹。而洛寒孤身一人，势单力薄，也不适合硬碰硬。如果不是洛寒先认识了林清霄林清霄又恰巧成了天帝，他根本不会对龙族这些人生出什么好感。他们之间注定是相互忌惮多过相互信任，相互防备多过通力合作。 洛寒低调地藏于人群之中，不被高层之人察觉，也不和他们产生交集，反而对双方都好。洛寒不知道一休从什么地方得知了他是天道，不过修为高的人对天地感应更强。他在九州会的时候露过面，一休因此记住了他。回去后查一查，以昆山之能查出他的身份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一休和洛寒没有冲突。 没必要交恶，但是若说一休对洛寒有多少善意，洛寒也不信。洛寒说：“易家主，你背着天宫的眼线偷偷来到云州，还私自监视天帝的行踪，已经犯了大忌。我们二人对今日的目的都心知肚明，既然这样，就不要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虚话了，直接进入主题吧。你从何处得知了心魔？” 一休嗤笑一声，语气中稳操胜券：“哼，三日前云州大雨，方圆八百里的水汽都被调动到云州。这么强大的力量，总不可能是凑巧吧？当时在云州，而且有这个能耐的，数来数去，都绕不开天地陛下。” 而且，心魔波动虽然消失的快，但并不代表无人察觉。洛寒默然不语。三天前，林青霄心魔发作，虽然他立刻赶过来帮他驱散心魔，可是波动还是被外人察觉到了。一休敢说这种话，就说明他已经拿到了证据。洛寒没有再做无必要的争论，直接问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 没什么，我身为臣子，怎敢对天帝不敬？一休嘴里说着忠敬，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觉得，天帝连心魔都无法解决，竟然放任心魔爆发，长此以往，怎堪统领天界？而且，心魔严重了，是会入魔的。 天界和魔界势不两立，一个有着堕魔的兄长，还有心魔危机的人，似乎并不适合担任天帝。洛寒轻轻一笑，对一休颔首说：“这些话你和我说没用，你得去和林青霄说。如果你有胆量当面告诉他这些话，并且能活着回来，那你就是有道理的。” 要不然，那就不服，憋着。我说这些话，并不是为了昆山的利益。有三位金仙在，即便没有林青霄，地位也落不到我头上。一休收敛了笑，沉着脸说：“我说这些话，并不是为了昆山的利益。有三位金仙在，即便没有林青霄，地位也落不到我头上。” 我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天界考虑。天界安全，昆山才能安稳。若是天界有难，龙族六山上下三十六重天，没有一个能得了好。他若是普通修道心魔也就罢了，可是他根本不是。他身处高位，手中握着无上权力。 若是他走火入魔，都不需要走火入魔，他只需要在心魔的影响下变得稍微偏执些、疯狂些，就足以将所有的仙族都拖入炼狱。到时候，不光是天界，恐怕六界都免不了被战火影响。一休说完，定定的看着洛寒说。 天道当以六界生灵为己任，请天道担起修正错误的职责，主持公道，罢黜天地。他不会。洛寒想都不想，脱口而出：“他不是一个会为了自己私欲而损害别人利益的人。他既然成了天帝，就一定会为天下苍生负责。他不会为了仇恨而发动战争，更不会拿前线军民的命当儿戏。” 他所作所为一定事出有因，我相信他，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帝王。洛寒说完就要走，一休转身盯着洛寒，在背后说：“你有私。”洛寒的脚步微微一顿，一休继续说道：“天道应当不偏不倚，审判者不能生出感情，若是有了感情，就不公正了。可是现在……” 你却偏向他，只看对他有利的证据。你扪心自问，他真的没有被心魔影响到吗？晚风悠悠穿过，四周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。洛寒停在原地，眼神明明灭灭。世上所有人都可以扶贫吸弱、怜悯妇孺、同情弱者，唯独法官不可以，法官不能有私人感情。 作为为天下审断善恶的天道，就更不能了。可是他，却犯了忌。洛寒最终没有理会，继续往前走。一休跟在他身后，状似非常失望。我本以为，天道已跳出轮回，会和普通女子不一样。然而，你亦不过如此，耽于情爱。 没有大局观，天道这么重要的任务，应当由一个坚定、果断、聪慧的人担当，而不是你。不该是他。洛寒笑了笑，毫无预兆的出手，一掌将一休击飞。一休一直防备着他，但还是大大低估了洛寒的能力。一休连连撞断好几棵树才停下，他捂着胸口，噗的吐出一口血来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